如果可以回头，熟悉那嘴脸，重温嬉戏这乐园，重温想松脱套梦，已经褪色，才明白存在价值。 小店尚存在吗？这大时代会不会牵挂？过去现在花开，怎么会等待？但有种意外，不管痛不痛都有伤害。光阴远远离开，那笑声。 take